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尹轩剧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拯救美强惨男二》，作者九月流火，第二百四十三集。菜单是洛涵点的，林青晓本来没在意，现在看着杯盏一样样摆在面前，他忽然意识到，为何里面有一半的东西很符合他的口味啊？帝王既暴露喜好。 林青霄喜欢的东西寥寥无几，自从登基后，更是再没有对任何东西表露出倾向。便是随侍的亲卫官，也不知道他喜欢什么。洛寒怎么会知道他的口味偏向呢？侍从将碟子放完后，又静悄悄退下。洛寒舀了一碗梧桐露，率先放到林青霄面前，说：“最近是梧桐更新换代的时候，梧桐露最为新鲜。” 你尝尝这个。亲卫官最后退出。他听到这句话的时候皱眉，正要阻拦，发现陛下接过白玉盏，竟然真的放在自己身前。亲卫官再一次震惊了。陛下不是说不喜欢和别人有接触，从不碰外人之物吗？那个女子握过的玉盏，陛下竟然真的接住了。亲卫官受到极大震撼，他呆愣当场。 被林青霄抬头扫了一眼后，秦卫官才如梦初醒，赶紧低头离开了。等人走后，洛寒没有拘束，说话更加自在。他见林青霄将梧桐露放在桌上，问：“怎么了？你不喜欢吗？”林青霄在那样的眼神中败下阵来，端起来示意性的抿了一口。他原本打算做个样子。 等梧桐露沾到唇上，林青霄才意外的发现，竟然还不错。洛寒对林青霄多熟悉啊，他所有细微的表情，他都了如指掌。洛寒见状，立刻笑道：“还不错吧？这是我特意和风雨家要来的方子，梧桐露就属这里最为正宗。”说起风雨家，洛寒微微一怔，他想起什么事儿来，问：“啊，嗯？” 风雨辰是否有一个姐姐，名为风雨佳？林青霄对自己极为克制，即便喜欢也不会纵容自己吃第二口。他将东西放下，说：“是。凤凰族有一位王女，一位王子，长女名风雨佳，次子名风雨晨。洛寒意味深长的嗯了一声，他一边夹菜一边试探：“嗯，你觉得？” 风雨家怎么样？林青霄想了想，他只在登基大典时见过凤凰女王携一子一女到场，那时他在人群中远远望了一眼，对这对姐弟都没什么印象。还是后来风雨辰为了云梦涵对抗仙界，这个姓氏才真正进入林青霄的眼睛。林青霄说：“见过一面，不甚了解。你想说什么？” 我想说，既然风雨尘目中无尘，觉得仙界玷污了他纯洁的爱情，那就让他卸去凡尘俗物，专心去追求爱情吧。嗯，废去他的凤凰族太子之位，让风雨家继承王位。洛涵说完，生怕林青霄觉得他瞎出主意，特意申明：风雨家宽和沉稳，温柔良善，无论为君还是为臣，都比他合适多了。 这种事情对林青霄来说不过是一句话的事儿，他点点头说：“好，我让人留意吴州。若是风雨家有意，便让凤凰族换个首领吧。”凤凰女王和风雨晨确实太拎不清了，林青霄不会在意一个小小的吴州太子。他看在凤凰族人丁稀落的份上，没有苛责凤凰女王的独子。 而是容忍风雨尘厮混在魔族中。然而，一个帝王的忍耐是有限度的。林清霄一直等着凤凰族女王自己识趣，管好她的儿子。可林清霄等了许久都不见成效。其实，凤凰族女王一直试图教诲儿子，然而风雨尘被母亲宠大，有恃无恐，他怎么会听女王的话呢？既然如此， 那就换个女王吧，希望新任的凤凰族王女要比她的母亲更加识趣，更有魄力。风雨晨并不知道，几句话间，他的太子之位就没了。洛寒搞定了风雨晨，心情愉快。只可惜现在的风雨家并不认识他，他便是想去梧州看风雨家，恐怕两人也对面不识，真是令人唏嘘啊。 林青霄不在意风雨晨的事儿，相反，他倒比较在意洛寒为何会说出这样的话。他捕捉到洛寒的表情变化，问：“你和风雨家相识？”“嗯，之前游历的时候认识的。”洛寒说着就叹气：“可惜他现在并不认识我，不光是他，很多人都不认识我了。”洛寒说着，悠悠扫了林青霄一眼。 这其中最过分的，当属林清霄。洛寒觉得他的表情流露很隐晦，事实上，林清霄看得分明。林清霄眉目不动，不期然想起谢志的话。谢志说他和他有因果，是不是在他的故事里，他们两人本来也是相识的？洛寒发现林清霄垂眸，不知道想什么，面前的杯盏一点没动。 他暗暗忧心林青霄的身体，故意扯东扯西，多少让林青霄吃了一些。从这次之后，这仿佛成了某种惯例吧。每次林青霄都会陪洛寒用膳，最开始是午膳，最后成了早中晚三次。洛寒原本对林青霄刻意疏远，他甚至觉得这是两个人。 可是接触的多了，洛寒渐渐意识到，一个人的性格是有始贯终的。现在的林清霄和几千年前的他相比，自然有许多不同。然而本质上，他们还是一样的。绝灵深渊出狱时的他，中古大战重逢时的他，包括现在称帝御宇的他，是一个层层递进又始终如一的人。如果洛寒没有被抽离天启纪元， 他熟识的那个林青霄，在九州会竞选天地成功后，再过几千年，他也会是眼前人的样子。路上的时间一天天过去，非洲上的亲卫们从震惊，慢慢变成麻木，惊吓多了就不再是惊吓，如今他们已经可以坦然面对。 他们心目中无所不能、冰冷强大的天帝陛下，对另外一个女子十分退让，主动陪吃陪喝。每次他们去送饮食，陛下陪坐的样子实在太明显了。不过这也是好事，至少陛下多少会跟着吃一些。曾经的林青霄无情无欲，强大到仿佛没有五感，这样确实得民众信任。 然而，在他们这些亲卫心里，不得不为陛下捏一把汗。人非草木，怎么可能真的不需要休息呢？即便林青霄再强大，他也终究不是万能的。林青霄察觉到周围细微的变化，颇觉无奈。其实，他并不是一个好说话的人，只是对着洛寒，他引以为傲的自制力完全失效，忍不住一而再、再而三的退让。 林青霄至今记得，他只是某一天没有理会洛寒的晚安。洛寒记了很久，以至于做梦都要告状。林青霄还能怎么办呢？他一把年纪，总不能落下个苛待小姑娘的名声他只能陪着洛寒，这样的次数多了，林青霄竟然最先习惯了。如今每到差不多的时候，他就会暂停公务，将急需回复的事情推到一边 果然，要不了多久，外面就会传来熟悉的脚步声。他自己都没有意识到，他的日程里已经安排了洛寒这一环。路上的行程规律又平静，很快，他们就到了无忧城的专属领空。无忧城做黑道买卖，有独立的进出道路，不受魔界管辖。 即便如今仙魔大战，边界封锁，林青霄行舟也很顺畅的进入魔族领域。前方便是无忧城，洛寒收拾好东西，准备下船。林青霄已经等在门口，但是离开前，林青霄递给他一柄木梨。洛寒看着眼前熟悉的东西，惊讶的抬头看林青霄：“你为什么给我这个？”林青霄说。 无忧城不是什么好地方，你最好带着木离，以免被人看到面容。真是熟悉的，一字不差的理由。洛寒内心微叹，他接过木离戴到自己头上。林青霄表达感情的方式和正常人不一样，这些话对他来说便是表达关心。洛寒又带回了熟悉的木离，他戴过很长一段时间，倒没什么不习惯。 林青霄已经安排好住宿，等到达地方后，林青霄看着眼前工整雅致的院落，闻到一股熟悉的味道。洛寒问：“这是你买的？”林青霄淡淡嗯了一声。洛寒没话说了，果然是熟悉的金钱的味道。他们刚刚抵达无忧城，今日休整，明日才去寻找消息。洛寒一进院子就掀开木篱说。 不愧是和大明城齐名的地方，确实繁华。不过术业有专攻，无忧城虽然繁华，但是花楼、赌坊等地还是不及大明城。他说的煞有其事。林青霄走在回廊中，闻言不由扫了他一眼：“你去过大明城，还请花楼、赌坊？”“对啊。”洛寒脱口而出。“你忘了？”洛寒本想说：“你忘了，你也在。” 但是话才刚出口，他就意识到，和他去大明城的并不是身边的林青霄。他默默把剩下的话吞回去，说：“哦，没事，是我记错了。”林青霄当没听到他的誓言，淡淡的说：“难怪你想来无忧城，拦都拦不住。你小小年纪，怎么进去这种地方？”这话，洛寒就不喜欢听了。 他理直气壮，立刻反驳道：“谁说的？我们分明是为了任务，为了六界和平。就是在大明城，我们发现了诛仙石。当时为了盯梢，我才不得不上花楼的。再说，又不是我一个人去的。”很好，林青霄知道另一个人是谁了。他心心念念、疯了一般想回去寻找的未来道侣。林青霄心底忽然涌上股很奇怪的感觉。 这段时间，洛寒时常在他耳边叽叽喳喳，吵的时间久了，他便也习惯了。可是，原来他心里想的人，一直都是他的未婚夫吗？各位小耳朵，本集已播讲完毕，动动手指，点点订阅和分享，下集更精彩哦！